第三十集，尤崇从宿舍里换了衣服下来，和朋友约好去打篮球，在食堂前的广场上遇见林和熙时，也有些意外。林和熙开门见山：“周六你有时间吗？”尤崇一答的干脆：“我没有时间。”林和熙面色失望的打量他：“你是真没时间，还是假没时间啊？” 尤虫单手抱着球，神色冷淡的看他：“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林和熙顿了顿，最后摇头道：“啊，没什么事儿。”尤虫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目光清扫对方一眼，尤虫错开他，朝前走出几步。然而心中始终对他的问话有些在意，尤虫又下意识的停下转身，林和熙的背影却已经走远了。 多出来的门票最后还是闲置下来。林和熙在周六独自去了位置偏远的展览馆，大概是限制客流量的原因，展馆里参观的人并不多。林和熙检票进门，沿着幽静的长廊一路往里走。展馆的面积不大，馆内的走廊却弯弯绕绕，九曲八折的延展向深处，两侧墙上挂满漂亮的油画和水粉画，那些画。 皆是色彩明丽灵动，风格纯净清新，不难看出是位女画家的作品。林和熙缓缓拐过墙角，迎面撞上挂工作牌走来的尤崇。他面色微冷，随即回过神来：“你说的没时间，就是来这里做工作人员。”尤崇亦很快反应过来，眉间轻扬道：“你想约我来看画展？”“是啊。” 林和熙很爽快的承认，继而神情落寞的看向他。唉，可惜你不来。看穿他装模作样的把戏，尤虫嗤笑一声，并未说话。林和熙轻扯唇角，面色恢复如初，语气玩味而促狭的道：“手上临时多出一张票，本想在路边随手拉个人，谁知道就碰上你了。”尤虫不置可否。 抬眸瞥向他，道：“画展门票是哪里来的？”林和熙迈出两步，目光在墙上的几幅画间漫不经心的流连。“别人给的。”尤崇露出意料之中的神情，不咸不淡的接话：“我想也是。”林和熙笑了笑，没有多做解释，目光在他专注看画的侧脸上停顿片刻，尤虫冷不丁的开口问。 你喜欢哪一幅？依次扫过墙上那些画，林和熙抬起指尖，在半空里慢悠悠晃过，像是举棋不定，又像是故意为之。尤虫微微拧眉，心底隐有不耐的情绪升起。林和熙的指尖在中间的油画上落定。嗯，这幅吧，他选的那幅画。 在用色和技巧上并不算太过出色，甚至排不进那位画家的任何代表作里。比起那些花费大量精力与心血的代表作，这幅画更像是临时兴起的随意落笔。画上背景是夏季的日式庭院，院中的竹制天水状的石头上，停在池边低头喝水的鸟被惊扰飞起。 屋内穿背心短裤、四肢修长的少年，头枕着手臂躺在榻榻米上，帅气凌厉的轮廓出现。尤虫情绪莫测的眯眸，顺着他的手指看向墙上的那幅油画，为什么是这幅？林和熙凑进去打量那画里手脚修长的少年，口吻染笑：“因为我猜，画画的人也一定很喜欢这幅。” 游虫看他的眼神深邃几分，并未注意到他眼底情绪的转变。林和熙还凑在画前细看，尤虫下意识的蹙起眉来。你还盯着看什么？林和熙随口笑道：“又不是在盯着你看。”站在后方的尤虫不再说话，面上神情却更为古怪。林和熙看完画展就走了。 出展馆的时候，他在台阶上被人从身后叫住，一扫此前的轻松心情。林和熙面容淡淡的回头，宁南站在几步外的地方看他，身侧跟着样貌陌生却艳丽的年轻女孩。即便是眼光颇高的林和熙自己，也不得不承认，宁南新找的女朋友的确长得漂亮。回忆起专业课上对方话里话外毫不收敛的炫耀。 他顿时心中了然。宁南要请他吃饭，林和熙心知避不开，也就答应了下来。三人进了展馆旁的餐厅里，服务生将他们引到窗边的桌位。宁南和他的女朋友并排落座，林和熙在两人对面坐下。点菜的期间里，宁南都异常迁就他的女朋友，而坐在林和熙对面的女孩。 却在宁南低头浏览菜单的间隙里，频频抬眸看他。林和熙顿觉心中有意面上却始终平静，丝毫不显。显然并未察觉到女朋友的心不在焉。整个吃饭的过程里，宁南始终心情不错地当着林和熙的面与对方亲密又甜腻的调情。林和熙面上满是波澜不惊，对他们的存在视若无睹。 直到他中途离席去洗手间，宁南带在身边的漂亮女孩也终于不再安分守己。林和熙站在池边洗完手，迈腿朝外走时，才发现宁南的女朋友一直等在男士洗手间外。他骤然止步，停在门内不再往前走，对方却胆子极大的走了进来，甚至反手掩上了洗手间的门。林和熙站在原地，面色冷淡的开口。 有事儿。宁南的女朋友倏然一笑，隔壁洗手间的门被锁了，我来这儿洗个手。林和熙侧过身给他让路，对方朝前走了两步，骤然在他面前停下，轻咬嘴唇问：“你带尺了吗？”林和熙依旧目光冷淡，没带。 他失望地点了点头，却没有立马退开，而是轻身朝林和熙站的位置靠过来。林和熙蹙眉躲开，手臂却被他柔软微凉的掌心轻轻攀上。女孩直接抱住他的手臂，贴上自己衣领低开的胸口。林和熙欲要抬手挣脱，余光扫过半掩的洗手间门时，又骤然顿住。下一秒，他面容轻佻的扬唇。 垂眸扫向他高耸的胸脯， <laughs> 你不是有男朋友了吗？女孩笑吟吟的看他，眼波轻轻流转。我跟他只是逢场作戏，我答应和他在一起，只是为了能够接近你。林和西将他推到墙边，笑着低头问他。 你认识我？女孩的声音甜蜜诱人。如果你长得普普通通，我就不会认识你啊。林和熙面露满意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嗯，你觉得我长得比你男朋友好看？”女孩笑着反问：“难道不是啊？”林和熙状似为难。 可是你的男朋友看起来很喜欢你啊，你却背着他来找我。女孩伸手环抱住他的腰，可是我更喜欢你啊。他的话音落下，洗手间的门就骤然传来清晰的重击声，熟悉的衣角从门缝间一闪而过，两人抬头看去时，本该轻掩的那扇门已经被人重重推开。 舒然撞在门后的墙上，又反弹回来。林和熙面上笑容玩味，推开自己怀里的人，离开前不咸不淡的丢下一句话：“与其花时间去想怎样来勾引我，还不如好好想想，你要怎么对你的男朋友解释。”反应过来，林和熙是在利用自己膈应宁南。站在门里的人脸色忽青忽白。